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九十八集。听到那个名字，叶崇玉又感到心中顿痛，不只是失去妻子的痛，更多的是被女人扶了面子的恼怒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我们联手吧。红莲妖王收敛了笑，说：“死亡的滋味并不好受，我不想再体验第二遍。如今，你我云梦涵都觉醒了记忆，林清霄是否觉醒暂且不知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们再不做些什么，就又会被他逼死。”叶崇玉当然知道这个道理，然而事情若真有红莲妖王说的那么简单。 出原时，他们何至于被逼到走投无路啊？那时候他们也是联合在一起，集体对抗林清霄。然而结果呢？死相一个比一个惨。红莲妖王说道：“天界最新消息，林清霄定在一月初九大婚，越往后他的力量越大，我们必须趁现在将他一举杀死。”叶崇玉问。 你有什么办法？红莲妖王摊手说：“没有办法。可是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大婚那日，天宫八方来客，人物流动频繁，他也会公开亮相。这是我们唯一混进天宫杀了他的机会。”叶崇玉顿了一会儿，悠悠地说：“或许我有办法。”昆山，一休从外面走来。 易华轩跟在易修身后问：“父亲，天宫的请柬到了，天地大婚，我们该送什么？”一休心中嗤笑：“哼，天地。一个年轻又无知的少年人，他算什么天地易华轩跟着一休走入内室，一休的动作顿了顿，对儿子说：“贺礼的事，为父自有安排。” 你回去修炼吧，勿要耽误时间。易华轩脸上表情僵住了，他站直身体，低头行礼：“是。”等易华轩走后，一休用力挥了下袖子，冷笑道：“哼，二位能混入昆山，可真是能耐呀！还不出来！”一休话音落后，原本安静的屋内缓慢。 浮现出一股魔气，魔气落在地上化为人形；另一股红色妖气紧随其后，幻化成一个妖冶的男子。一休看到这两个人，眯了眯眼：“魔尊，红莲妖王，二位，这里可是仙界，你们不请自来，还埋伏在在下屋中。” 是不把我昆山放在眼里不成？昆山家主言重了。叶宠玉拱了下手说：“本尊今日前来是想和家主做一桩交易。 <laughs> ”交易。一休嗤笑，忽的收敛起笑意，冷冷挥袖：“我从不和叛徒为伍。我尊，红莲妖王，请回吧。” 叶崇玉曾经是中山的大公子，按照原本的辈分，见了一休还能称一声世叔。可惜叶崇玉弃仙堕魔，成了仙界叛徒，在仙界的声名一落千丈。曾经的亲友世交，见了他个个避如蛇蝎，就连之前舔着脸巴结叶崇玉的低等仙祖，现在也能公然辱骂他。叶崇玉被人戳到了痛处，表情都难看了起来。 红莲妖王轻笑了一声，声音慢悠悠响起：“一家属倒是好气节，既然家属不聊叛徒，那我们就换个人聊，比如你们的天帝陛下。”一休一下子警惕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“我说，我们手里握有他心魔的弱点。”一休面无表情，看起来毫无波动。 可是他下巴却紧紧绷着，可见他内心并非他表现的这样平静。叶宠玉重新掌握了主动权，说：“本尊曾得到魔神的传承，知道如何诱发心魔。这个交易，家主愿不愿意做？”一休不动声色：“天地是天界至尊，众仙之首。我昆山向来对天地忠心耿耿，拥护天宫。” 若陛下真有心魔，一定会自行克服。我身为臣子，怎么会对天地不利？如果时间长些，他或许真的可以克服。但是如果那样，你就再也没有当天帝的机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要义事书共举大业的意思。叶重玉说：“我从小就听闻义事书的事迹，对事书颇为钦佩。先帝兵解。” 我本以为继任者会是易世叔，毕竟论资历，世叔成名多年，威名远播，屡次为先帝立下汗马功劳；论地位，昆山是六山之首，易家是当之无愧的龙族领袖；论亲疏，先帝更是世叔的本家。而林清霄如今仅仅一千四百岁，成名不过四百余年，他的功绩屈指可数，实力和世叔不相上下，辈分上更是差了世叔一辈。 于情于理，这个天地都不该是他的。一休明知道叶重玉在故意挑拨，可是还是被勾动了。当初九州会，一休是最后一个和林青霄交手的人，只差一点一休就能成为天地。只可惜时运不济，地位被一个中途冒出来的新人夺走了。一休为地位铺了许久的路，到头来却成了一场空。 如果是被老对手夺走也就罢了，偏偏是个他压根没放在眼里的晚辈，一休怎么能甘心？一休没有表露出内心想法，而是缓缓的说：“我和天地如何，这是我们天界的恩怨，就不劳魔尊和妖王费心了。”叶重玉看出来一休已经松动，他又加了一把猛火，说。 如果没有我们，仅凭你自己，你当真能够撼动林青霄吗？当年九州会一对一竞争，你都打不过他，如今他有了千军万马，你凭什么觉得你能拉他下来？一休嗤笑一声，抬起眼睛，明晃晃的被激怒了。哼，区区小儿，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，就凭你！ 就凭我知道他心魔的弱点，叶崇玉说：“我要杀了他为自己报仇，你也想杀了他夺得地位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。帮手总不嫌多嘛，我手里有引发他心魔的办法，而你有天宫的门路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何妨通力合作，各取所需呢？”一休没说答应，也没说不答应，而是问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 叶崇玉慢慢握住拳，他用力极大，手上都蹦出青筋。林清霄毁了他的人生，当着众人的面挖了他的龙丹，夺了他的身份，将他的尊严踩在地上践踏。他也要让林清霄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。叶崇玉声音里掺着恨，阴沉沉地说道：“很简单，在他的婚礼上诱发他的心魔，让他当场失控。” 也让四海来宾、天界臣民好好瞧瞧，他们的天地，才是最大的魔头。婚讯公告六界后，天宫忙得飞起，仙娥们来去匆匆，恨不得把自己掰成两个用。所有人紧赶慢赶，终于在正月初九之前将婚礼布置出来。婚礼前一天，大婚的主人公之一。 天宫的主宰林清霄陛下还在立政殿里批奏折，天宫众仙家会为了天地大婚而让路，但六界的意外灾害可不会。婚礼前一天晚上，林清霄还要紧急加班，将明日的奏折提前批复出来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